看着唐兴一脸坦然的站在自己面前，张一伟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，最后只能重重的叹息了一声。怎么？唐兴却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呢。你太多心了，张一伟摇头说道，倒是没提他自己一开始也很多心，只不过后来又反应过来了。那家伙确实是个新人。 你太高看他了，张义伟指一指台上说：“啊，可是。”张义伟苦笑着摇了摇头。汤星耀可是什么？他其实很清楚。坐下来看吧。张一伟对汤星说了一句后，随即叫过玄奇，第二个要出场的选手。强攻，抓住他犯错的机会，狠狠的进攻。汤星呆呆的坐在了一旁。 看着他的队友走上赛场，而后和包荣兴的比赛中，一开始便发动猛攻，再然后以一丝残血勉强获得了胜利。唐兴茫然的看了一眼他们的教练，他不知道张一伟让他坐在这里看什么。张一伟脸色铁青，奈何此时下台的不是他们的选手，否则的话他真要上去狠骂一通。 满血打人，半血居然打到自己差点废掉，这样的表现真是太垃圾了。至于兴欣的选手包荣兴，张一伟现在也有点茫然了。这一次他居然又不像上一场一样漏洞百出了，在和玄奇选手的对攻中，有时突如其来的一个操作，连自认经验老道的张一伟都完全看不懂。 难道这个包容星境界已经高到连我都看不明白的地步了？张义伟留意到了一边，汤星望向他的疑惑目光，但这时候他实在也无法对汤星解释什么。这个包容星把他也彻底搞糊涂了。星星随后是唐柔出场，三下五除二就把玄奇那位残血的选手给料理了。 这位垂头丧气的走下台来，张义伟却也顾不上去骂他的垃圾表现了。此时，玄奇第三位要出阵的选手正一脸惶恐的站在他面前，等候他的指示呢。此时此刻，能不惶恐吗？原本指望在面对大神叶秋时能造就以多打少的形式，以此建立心理优势，但现在完全反过来了。 对方叶秋大神还好一整侠的坐在这儿呢，场上却还留了个几乎满血的韩烟柔。先别说之后的大神，就眼下台上这位也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。战斗法师叶秋身边的，他妈的就这俩词儿往一起这么一凑，就已经透着一股子恐怖了。再说这位选手唐柔，操作强悍，斗志顽强。 单就这两点就已经足够成为一个谁见谁头疼的选手。这样的选手还是一个超级大美女。不要以为这一点对比赛没有影响，因为对手是个美女，选手很有可能产生怜悯、炫耀、捉弄等等不应该在比赛中出现的心理，这都有可能导致比赛天平的倾斜。而现在。 玄奇打完一个这样的选手，还要面对叶秋大神。对于即将上场的这位选手，除了一句加油，张一伟也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。没听到星星的唐柔上场的时候怎么说吗？人为叶修需不需要热身？叶修当时笑了笑，没有回答这问题。于是最后唐柔也就没有给他这机会。 干脆利落的击败了一个残血选手后，不费吹灰之力的又将玄奇战队完全没有建立起任何心理优势，反倒因为要面对两个强悍的对手，信心全无的三号选手给击败了。擂台赛随即结束，星星战队只出场了两人就将玄奇战队彻底击败。单人赛事至此全部结束。 星星战队全取五分，比赛也彻底走上了一条你死我活的道路。接下来的团队赛决出的不只是胜负，还有最终的出线名额。打到这份上，星星和玄奇已经无法共同出线。团队赛输了的一方，线下赛的征程就到此为止了。 赛前的各种八卦中，星星和玄奇会打一场默契赛，将操盘手送出局的说法是被彻底的打了耳光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小组五队竞争，每回合有一队轮空的赛制，确实容易留下空子。比如这场比赛，星星和玄奇真要打一起默契赛的话，操盘手只有干瞪眼的份儿。不过这种事儿到底没有发生。 双方走上一条死磕的道路，可是走到这一步，星星战队的心理优势就已经相当明显了。团队赛从一开始就是他们必然要拿下胜利的环节，这种心理准备他们已经做了好几天了。但对玄奇战队来说，原本在单人赛里就能够完全解决战斗。 结果一拖再拖，成了需要团队赛一战定生死的地步。这种发展，他们不是没想到过，但总不如星星准备的那么明确。此时压力突然袭来，全队上下一片肃穆，就连张义伟想几个笑容，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了。但他清楚，他才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，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。 哪怕是假装，也必须给全队百分百的信息。张一伟的目光在玄奇的选手身上流转着，他一个一个看过去，每一个人的神情都被他看在眼里。他没有立即讲话，鼓动士气也需要有的放矢。什么样的情况说什么样的话，当了两年教练的张一伟也算精通此道。 给了选手们一些时间，让他们自己消化了一会儿眼前的状况后，张一伟拍了拍手，让所有人的目光聚集过来，这才开始训话。难道我们已经输了吗？我怎么记得还有五分在等着我们去争取？单人赛我们是发挥的有些不尽如人意，但还远不到需要气馁的时候吧。接下来该我们展示团队的力量了，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优势？ 我想不需要我一再重复吧。我们玄奇可一直都是在挑战比我们强大的多的对手，但是我们什么时候畏惧过？大家是因为挑战赛过得太轻松，忘记了一直以来的血性吗？那么正好，现在这个时候该是唤醒我们血性的时候了。星星很强吗？那么家世呢？有如此强大的对手在后面等着我们，随便就气馁的话，还怎么去挑战家世？ 怎么重返联盟？我们可以输，但是没有任何一支队伍可以吓倒我们。我们为挑战家世而来，连家世都不怕，眼前的星星又算得了什么？忘掉之前的失利，比赛现在才刚刚开始，集中注意力，走上场去击败星星。是。玄奇战队的选手在听到张一伟的一番训话，果然都振奋了许多。 即将出战团队赛的选手，在队长汤兴的率领下蓄势待发。有关团队赛的部署，我希望你们没有忘记。”张一伟说道。“当然。”团队赛的选手们点头，目光朝星星选手席那望去，齐齐指向了星星的牧师选手安文逸。这，正是玄奇所制定的团队战的突破口。 老辣的张一伟看出了安文逸水平上的欠缺，所以坚决制定了以治疗为首要打击目标的方案。双方选手准备上场。这时时间差不多到了，裁判过来招呼两队选手上场。上吧，击败他们！张一伟率领玄奇其他不出场的选手给六人打气。兴欣这边却是叶修亲自领军上场。 听到张一伟这边吆喝，还回过头来朝他笑了笑。张一伟正想怎么有气势的回应一下，结果就见他们玄奇的六位选手此时已经齐齐扭过头来，望着他，一脸的难以置信。怎么了？张一伟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但随后看到六人移走的目光跟着一转。 安文逸此时依然稳坐星星选手席。这，张艺伟一怔，跟着连忙目光转向星星的出场选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人。是的，六个人。张艺伟甚至又数了一遍，确认自己没有数错。团队赛，星星战队出战六人。 居然不带治疗！团队赛还没开打，单就排兵布阵，张义伟就已经懵掉了。直至身边的玄奇选手叫了他一声，张义伟回过神来，才看到自家六人在裁判的催促下正在往台上磨蹭，但是一步三回头的，流连忘返的朝他脸上猛看。安文义居然没有上场。 玄奇原本制定练习的计划被全盘打乱，玄奇选手这个时候都希望他们的教练快点给予他们一点提示。张逸伟明白了，可是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多说，只能朝星星出场六人中一指：“包子。”玄奇六人听到，点了点头。包子，那当然就是说包子入侵了。 随后，双方选手进比赛席，刷卡载入游戏，而后进入比赛界面。玄奇六人一看对方的布阵，顿时哭了。安文逸做重点目标，结果安文逸没有出场，改包子做重点目标，结果包子是对方第六人。此时此刻，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去找教练要提示了，六人一时间都有些手足无措。 场边的张艺伟在看到转播给出的画面，顿时也石化。他完全可以想到此时场上六人是什么状况，可是他已经什么也做不了了。因为他联盟有了教练这一职业，但却还没有相关的规则制度。遵照旧有的规则，他这个教练在比赛中的作用会变得极其有限，他只能在赛前研究对手，做出一些部署。 一旦比赛开始，就只能依靠选手自己，教练临场指挥、改变战术安排，在目前的荣耀比赛中是完全不存在的。所以，当发生一些意料外的状况时，张一伟都会觉得特别的无力。所以，通常他都会做出一些预备方案。但是这一次，无论如何，他也没有想到对方在团队赛中居然会不带治疗。